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八课，重点语句是。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请再说一遍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。今天我们来看看安娜在大学里上课的情形。铃木教授正在给学生们上日语课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八课的绘画。重点语句是：“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”请再说一遍。皆さん、これを覚えてください。試験によく出ます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铃木教授指着黑板说：“皆さんこれを覚えてください。”请大家把这个记住。皆さん是大家的意思。これ是这个。お是助词，表示动作的对象。覚えてください。 请记住，它是由动词“覚えます”（记住）加上“ください”（请）构成的。“ください”表示请对方做某事。这和我们在第七课学过的买东西时说的“ください”的意思不一样啊！对，“覚えます”（记住）加上“ください”之后，为什么变成了“覚え”了呢？不能说“覚えますください”吗？ 是的，不能这么说。首先，像 o おぼえます这样的 m s s 型是用在句尾的，在句子的中间使用动词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后面接续其他词的时候，要使用动词的活用型。在这里呢，o おぼえます变成了お o えて这样的活用型。像这样以 t 结尾的动词的活用型叫做て型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就是说。 动词后续 k u d a s a 请的时候要用 te 型。对，在 te 型的动词 avoid 的后面加上表示请求的 kudasai，avoid kudasai，意思就是请记住，变成了表示依赖的说法。铃木教授接着又说：“試験によく出ます。”考试时经常会出。試験是考试。你” 是助词，表示移动的终点。よく是副词，意思是经常。でます是出的意思。听老师说到考试，学生们不约而同的说：“诶在这里表示吃惊。发音的时候要在‘ a 的后面停顿一拍。我们来练习一下。哎，安娜马上说。” 先生，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老师，请再说一遍。先生是老师，学校里的教师都可以叫先生。大学里的教授日语是教授，不过平时学生们喊老师的时候也说先生。もう一度是再一次的意思。お願いします是表示请求的郑重说法。 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，表示请对方把某事再做一次。对，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，在这里呢是请再说一遍的意思。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，这个说法很方便。如果你没听懂对方的日语，就可以用这个说法。モ的发音要把モ的母音 o 拉长一拍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做发音练习。 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请再听一遍第八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请再说一遍。皆さん、これを覚えてください。試験によく出ます。ええー、先生、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克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在动词推行后面加上 kudasai，请表示依赖的说法，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呢？好，下面就有请德勇老师。 我来教您。德勇老师说，请别人做某事时，可以在他形的动词后面加上“ください”。请动词的他形就是以 t 或者 d 结尾的活用形。例如，想请别人记住什么事情，就可以在“覚えます”（记住的）他形“覚え ”（de） 后面加上“ください”。 说，覚えてください。下面我给大家说说，把覚えてます这样的以 m ます结尾的 m ま s 型动词变成覚えて这样的て型的变换方法。基本模式只需要把 m ます变成 t 就可以了。例如吃，食べるます的て型是食べて、食べてください，就是请吃的意思。 看，みます的泰形是みて。見てください。意思就是请看。做某事的做します的泰形是して。してください。意思就是请做什么什么。来きます的泰形是来て。来てください。意思就是。 请来，只要把动词的 must 变成 te，就变成了 te 行，方法很简，方法很简单。那么，什么样的动词属于这种变换模式呢？像 avoid must 记住这样，must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a 的动词。还有像 m e must 看这样，must 前面一个音节的母音是。 一的动词的一部分属于这种模式。除此以外的动词的推形的变换方法，下节课我再给大家进行说明。动词的推形或许可以说是日语学习中的第一道难关，请大家努力把它掌握好。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江川，请你猜猜这是什么声音？ドキドキ，是敲门声吗？嗯，不是，它是形容因为吃惊或是不安而心跳加快的样子，也可以表示因为激动或期待而心潮起伏的样子。 说起来，在漫画里也经常有主人公和意中人说话时因为紧张而 doki doki 的场面。嗯，还有表示一刹那的吃惊的说法，doki。日本人在吃惊的时候经常会说 doki。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doki doki 和 doki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えっと、今听说除了期末考试，平时还有小考，下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有点ドキドキ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八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。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 请再说一遍。下次继续给您介绍安娜在大学里的情况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